锵锵三人行，今天宋庆龄也来了， <laughs> 我们可以不要拿国母开玩笑。 <laughs> 这个正好可以谈谈关于这个国际关系的问题。嗯啊，而且义军今天到咱们这里来，真的，我觉得他也是有勇气的哈。我觉得是你们有勇气请我来上这个节目谈这个话题。为什么呢？怎么了？这个是什么题目？这个题目太招骂了嘛？对，很容易会触动大家敏感地神经。不是，你看他还是没把这个关键问题说出来。嗯。 他现在啊，是少数或者一部分吧，这个北美华人的眼中的这个敌人，嗯，因为呢，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 你看，吓得嘴都紧了，注意这样。我跟你没有没有没有吓的。宋庆龄哪有这么亲爱的？你要你要你要向我学习，越有人批评我越强，你知道吗？当然我道歉， <laughs> 对，但是您还不用道歉。我是无所谓， <laughs> 我更无所谓，没有什么关系？ <laughs> 就是你说我有什么所谓？对对，叫大家批评你，叫我们国家都这个态度不就好了吗？谁有所谓不就最好了吗？对对，就是。但是我跟你说。 不是，你说一下，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这样无所谓的，有些个事关国格的人呃人格的问题，很多华人都帮我们出头，或者足格足格，对对，嗯，呃这个这个北美的中国人，我觉得又站起来了，怎么说？不依不饶啊，就是说那个这个这个那个，前些天咱们说过那个小男孩讲的那个杀死中国人，然后那个主持人不是出来道歉吗？是，咱们中国人觉得。 他们道歉没有不够诚意。他道了两次歉，然后是昨天还是前天，他这个呃是 ABC 电视台又道歉了，又道歉了，但还是现在答应把这个节目就是儿童这个这个圆桌这个环节干脆就就删掉，就就不要了。但是现在我们的要求好像是要把这个主持人炒了，要把这主持人炒了，然后呢，这个去说美国二十六个城市的华人。 这家伙风起云涌啊，我很神往啊，可以运动，规模规模很大，好像搞运动了一样。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图片。这义军，你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英文，他们这说的是什么？他就说要教孩子要爱，不能够教他。哦，对，这这个说的是对的，这个说的对的，哎，这个他说 A B C 深深刻的伤害了所有中国人，这个是对于种族的这种仇这种仇视，要零零宽容零容忍。嗯，哎，你看人美国空气多好。 这个 <laughs> 天，你这天蓝的，天的看什么窦文涛？我认为中国人一方面抗议他们不靠谱，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的蓝天啊。还有人家可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对，教孩子去爱而不是杀戮。哎，咱们的孩子。对对，一脸正义，一个是要开除那个那个那个主持人，还有一个说。 杀戮不能是一个玩笑，它并不是一句玩笑。说哪怕是小孩儿，你看咱们都是有深意的，找小朋友举这块牌子，那一言言外之意是说，你就是那黑人小孩儿，也不能开玩笑说杀死中国人。 对吧？小孩也该懂事。妇孺都都都愤怒啊！这个这是中文了啊！华人不能沉默。哎，这是给咱们国内的观众看的，是吧？是就是在那边哎，那那义军，你为什么遭到了这个万炮齐轰呢？没有，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觉得大家这个反应它是这样的哈，他们对我有有一个这个误解。第一，我不反对大家去抗议，抗议是要抗议的。我觉得，因为抗议它是什么呢？抗议是一个政治行动。其实，我不反对当地的华人。 你是借这个呃议题，你想争取你的这个权利，你想去发声，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的。那么你至于说你做到哪一个程度，你要不要见好就收，或者要怎么样，就是你们自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有一个目的等等。嗯。但我想讨论的是，在这件事情背后，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世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一句话就感到受辱？大家用了“受辱”这个字嘛，对不对？嗯。为什么听到这一句要杀光中国人？ 就暴跳如雷，或者觉得我就特别的受侮辱，要脸红脖子粗跟人去闹这件事情。我是想说，你们可以去抗议，但是咱咱不要糟心。为什么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有这么一块疮疤，就那么容易被人刺激到？我是想讨论这个问题。结果很多人就认为我不爱国啊，或者说你不爱华人，对不爱华人，你怎么能说他们不能抗议呢？等等，这美国人这样这样对我们，等等，就把很多的东西都混在一起说了啊。那你说的那个。 呃，为什么我们这么不能容忍这句话？这句话受你的看法是什么？他是这样子，我觉得首先你要就节目本身来说的话，其实你要把他整个节目都看了的话，因为我都看了，他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没有赞同那个孩子说的话，嗯，而且呢，他这个节目其实不是第一次搞这种孩子来谈政治啊，之前对之前他是拿过一个美国的体育明星来开玩笑，他让。 就是同一帮孩子当中的一个来扮演这个体育明星，就很就很搞怪，这样去这样去讲话。结果这个体育明星也很不高兴，他也是暴跳如雷。结果呢，我看美国的评论都是倾向于这个电视节目的，就跟那个体育明星说：“你为什么不能笑笑你自己算了呢？” 啊！结果他们还请了这个体育明星到他的节目当中来，又聊啊等等，就算是完了这个事情。那么这回他第二次是惹到了这个中国人。他其实整个啊，他当中我我的概念当中，你所谓辱华哈，如果你是这个侮辱性的话，你是说我们这个中国人笨、中国人蠢或者怎么怎么样，是带有这种话语没有？他是说，就我们欠中国人很多钱该怎么办？然后那孩子说啥？那么他我感我的感觉，他是在我们这个土豪金强大的实力面前感到羡慕、嫉妒、恨。 他是这种这种心情，不是在这个侮辱你啊！我我记得我就是央这个央视著名的主持人这个白岩松啊，他就曾经说过，中国过去叫做被打，因为你很就就是你呃就是你很落后，你被打。现在慢慢强大了，这个崛起了，大家要准备好，中国要进入了一个被骂的时代。你那么在全世界这个金融危机，大家都是苦大仇深的时候，你这个一枝独秀等等，你能不能容许大家羡慕嫉妒恨一下呢？ 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经常就是说，好像，呃，我们我们在底下笑的很多，其实我们是会笑的民族，但是公开的笑似乎非常的少见，而且我们不太敢于拿自己来开玩笑。嗯，你你的意思也不太受得了别人开玩笑。对对，啊，甚至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拿自己说一两句，但是绝不允许别人来开我们的玩笑。我我觉得，但这种想法我倒就是。 呃，中国人听了觉得受辱啊，就是尤其美国华人听了受辱那种情绪，我倒反而能够理解。嗯，哎，对的，因为他们在当地的感受跟中国大陆的人可能感受跟我们在国内不一样，对，他们可能呃日常生活也有一些。虽然说今天美国对华人态度已经非常友好了，算是，但其实还是有方方面面、各方面可能有一些看不见的玻璃棚，肯定他们会觉得不舒服。那第二呢，就是。 呃，我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也在想，为什么这？我也想跟你一样问你，为什么这叫受辱啊？比如说，听说有人要杀光中国人，这个小孩说的话，我们会觉得那么生气，那么受侮辱。呃，会不会其他？比如说，如果有人说杀光英国人，比如说，杀光德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会不会觉得说我们被侮辱了？不会。那为什么我们会呢？然后我就在想，还有哪些人套进这个人里面，被人说要杀光你们，他们会觉得很愤怒呢？还有就犹太人。 假如今天这个小孩他说是杀光犹太人，一样会产生这个结果，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想讲的就是这点，就是说，华人呢，虽然我们呃没有经历过纳粹经在犹太人身上施加的集中营式的系统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但是我们这两个民族在某方面很相似，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创伤的记忆，被欺负过，对，尤其道现代华人的历史教育里面， <laughs> 我们不断强调什么百年国耻啊，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呃，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汉学家石景谦，他就讲过，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课本都是从。 现代屈辱史开始的，对，为什么你们不从十七、十八世纪来开始教？那个时候的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是一个更自信的国家。如果我们从那个时候来开始讲中国的历史，我们反而能够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中国那时候是可以，后来不可以？这个过程我们会去思考，它有内因有，那么呃也有外因。我们现在从屈辱史开始教，整个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是被人打了。 我们从那时候被人给欺负了，这种被欺负、被外者欺负的感觉，一块伤疤就在身上就去不掉。我我是觉得，清朝就是从这个晚清的时候啊。 这个八八国联军呐，什么什么西西西方势力啊，就打开中国大门呐，这确实是个历史分界点。对，因为当时中国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是。就以前我们清朝没有侵略过他们呢，这一直都闭关锁国呢，就是我是中心呢，这一下子就完全是被迫的，被迫打开。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绝对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跟以前的古代中国呀，我觉得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看法很很极端啊，但是我是说，这个诶都不用说那么远，中国人的什么耻辱感什么，就说这个媒体，我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我原我支持人民运动， <laughs> 我先说啊，这个 A B C 他绝对是该道歉，对。但是为什么呢？这个源于啊我对媒体的这个认识，我认为一切盈利的媒体啊都有原罪。你比如说啊，你不是说教堂，或者说你不是说学校。 学校可以判断观众的是非，对吗？教堂神父可以说你这是不对的，你那是对的。但是盈利的媒体啊，就好比说电视台，你永远是错的。按照我这个极端的标准呢，你这个节目有争议都不算成功，因为你不是艺术品。就像百货商店，顾客永远是上帝。哪见过说顾客错了？你这顾客对你有投诉啊，甭管你对错，你先道歉，因为。 你只要是你的节目，比如说我假定啊，我的节目是为每一个观众服务的。我如果因为我的言论让一个观众不舒服，某种程度上讲，我是应该对他道歉的，因为我拿这个玩意儿，我拿工资是干的这个服务性的，你是讨人欢喜的，是讨人欢喜，我怎么不可以冒犯他？对，不可以冒犯一个。好，这是一个前提。 这照咱中国来说，美国的生媒体文化是什么？我不了解啊。但是这照咱中国来说啊，就叫你啊，这个政策水平不高。就比如说，要咱要有经验的领导，甭说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这咱都清楚，干那么多年了。有一个小孩说了句话，他说：“这个杀死中国人。”有一部分人会理解成这是个玩笑，哈哈一乐完了。但是你作为一个媒体的，咱就说有政策觉悟的领导，你这今天不管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凤凰卫视。 为什么这领导他能当到领？他这么多年磕磕碰碰啊，他就有这个敏感性。他知道在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少部分人，可能会对这个事情啊产生不舒适。那么你身为一个节目啊，你就应该避免，你不能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你既然出了这个事情，你道歉是必然的。但是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我就说这个。 所有的你发现，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运动啊，最后都在一个度上面，建出争议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光华人，任何一个一种人呐，就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真的，这世界包括公司就是这样。很简朴的道理。甭管他们，甭管是对还是错，你知道吗？我逮着个理儿，我就要宣誓我的存在。你们能重视我点儿，要不然你还真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你知道吗？我敢说。 这二十六个城市，中国人这样起来之后，美国所有的电视台将来他说话说到中国的时候，必定会加一份小心。嗯，这就是你的你的成绩。对，可是我说事情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到，我会看到，啊，你像我们交朋友啊，这个就是说朋友朋友圈里有一种现象，我不能说谁对谁错，你知道吧？你看，好比说文道就是一个谁都能拿他开玩笑。 说什么都行，哈哈文道就呵呵一乐，呃，甚至别人觉得怎么这话你都能听，哎，文道也能听。那么我们朋友圈里也会有另一位呢，他呢敏感一些，或者自尊心强一些，他经常说，你比如说，我就说你们谁都不能不能给我提逗字儿，你们要能给我提逗字儿，我就跟你翻脸。好，以后呢，肯定朋友们都会注意，谁也不会想得罪你，对吗？发现你翻脸了以后，我们跟他呀，逗字儿都别提。 是不是文字儿最好也别提，涛字儿也别提，咱最后就别提它。你但是这两种，我在我的朋友圈子里会发现呢，有一种朋友呢，对我们对你的尊重呢，可是事实上最后啊，大家有一些疏远了，大家就觉得哎呦，跟他还是少说话。你不知道碰着他哪根筋，但是相比之下，似乎跟文道呢，关系就会水水乳交融一些，因为觉得他无所谓。那么你说这两种？ 你很难说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我有时候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太对了。你要在国际关系上来说的话，你像那个穆斯林世界，我们看到了，你敢说他一句什么？现在也有很多的抗议示威，甚至有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以前那个荷兰有一个漫画家，他画了一些这个画以后，后来被人割喉。是的啊，是吧？有的时候那个电什么那个美那个美国大使馆也被人烧了嘛，那个大师也死了等等。是。 那么，但是抗议示威者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死伤等等，这种极端的行为确实会让人觉得不好惹。嗯，咱们以后也不提了。嗯，但是我想问，这种极端的手段就能让人尊重你吗？ 我觉得大家最多觉得你不好惹了，算了，我不惹你。但是你说你是不是赢得了尊重也不好说。而且这种极端手段，相反是促进了这个穆斯林内部他们去反思，他们也会觉得说这种手段我们自己也看不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烧那个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在埃及他有一个报纸上面他就登了一个漫画，他就说就是然后他就画一个人呢，他对着一个纸上面一张纸上面竖的这个中指就发怒，满脸通红什么他。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只只是只是一部拙劣的电影，就让我们整个民族这么愤怒，然后大家抗议示威，自己人死伤也挺多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易怒的民族呢？他们也会这样去反思。对，因为的确这样子就变成今天，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穆斯林群体是个不好惹的群体，不能拿他们开玩笑。呃，但这个态度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其实不一定是更尊重他。 也不是跟他更友好，而是觉得以后甚至可能有人觉得当当他不存在了，就在我们的言论世界里面就不要碰他，不要提他，假装的一个有缺失的一块。其实是因为我们心里啊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啊，你是不是真的心眼儿里瞧不起我？我觉得这个是呃，你包括我跟很多中国人交朋友，我不是原来说过吗？我发现他们最关心的。 是你瞧不瞧得起我？是有的时候你表面上瞧得起我呀，我还要去追究，你心里是不是瞧不起我？你装的瞧得起我，是不是有这么一种？这不光是中国人了。呃，但是中国人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跟犹太人很像是我们的记忆、历史记忆充满创伤嘛，而且创伤成为一种屈辱，成为一种……就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在美国生活过。嗯，他们有人说说美国说是什么平等，实际上白人骨子里都瞧不起黑人。那么。 他们有没有骨子里瞧不起华人？我我听过的一种讲法是，到欧美去去留学回来的人都更爱国。那我身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是出去之前真的是，就是觉得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特别向往这个西方世界。去了十几年以后回来，我觉得他简直是换了一个人，没法交谈有些话题。一说中国，他就。 特别的爱国，就特别你们，就你没法谈。是。那但也有人说呢，到香港来留学的学生回去，倒不一定是这样一个状况，因为在香港大家这个歧就歧视没有那么的明显，但现在可能有点变化啊。那所以，在我相信，那在欧美这种你看不见的这种玻璃墙也好，这种隐性的歧视一定是有的，我相信是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华人上街去抗议是可以的。嗯。对。但是你说就是做到哪一个度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有这个问题。你像，我就发现这种曾经有创伤，然后现在崛起的国家，好像都有这种范儿。比如说像土耳其，嗯，我跟我就我跟这个这个土耳其人去交往，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子。你他会说他们国家怎么怎么好，好到就是天下第一，像有有有就像就像有时候我们拿这个韩国人去开玩笑一样，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好。你跟他一说，哎，其实你们的这个 GDP 增长不是全世界最快的，什么接受不了。对。 啊，然后你看他们的那个总理，他在国这个国际场合也经经常会表现出那种冲冠一怒那种感觉。那时候在那个达沃斯嘛，他说人家给这个这个以色列总统讲话的时间比他的要长，他就把这耳机一摘，什么达沃斯以后我不再来了。他然后他一回国，大家英雄般的欢迎，阿拉伯世界都疯了，就是欢迎。但是他这种冲冠一怒背后有政治计算的，人家知道我这样一做，在穆斯林国家我就是一呼百应了，哎，是人家是背后有考量的。 是，所以那我嗯，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倒想，其实回头讲讲那个主持人 Kimmel，就呃，我觉得要他要道歉，他公司要道歉，华人出来抗议，这都是对的。但是，是不是要炒掉他为止呢？或者要炒到那个严处分要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是同行啊，理论上。 我们同行的人啊，其实我会有点理解他当时那个状态是怎么回事儿。就像文涛刚才讲的，叫政策水平不高了。嗯嗯。但这个政策水平不高呢，他又很含糊。嗯。因为你这个环节是个儿童说话的环节，小孩说话就叫童言无忌。那平常小孩说话，他在那个节目里面就本来就小孩该笑谁就笑谁，该骂谁就骂谁，他也都顺着乐的。 那么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态度啊，回看那个态度，其实他听到那句话，他那个反应，我觉得是有点慢了一下。对，他那个反应怎么慢一下？这话如果今天是个大人讲，我觉得他反应那个政策水平一定能把握。他说：“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就立马斥责，然后大家就鼓掌，而不是要炒掉他了。但一个小孩，他就慢一下，哎，这事儿该怎么把握？该用个成人标准出来震慑以待呢？ 还是说，小孩子瞎说话，像哄儿童节目主持人那样哄着他。哎呦，是吗？我觉得他就那一闪念之间，他一下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哦，是吗？你想都送沙瓜他们吗？他是这么说话，对不对？嗯。所以，而一个主持人会再有经验的主持人会面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我非常能理解。嗯。就我们这一行啊，就可能你他做十次类似的节目都不会犯错。 就有一次，他不晓得那天可能没睡好或者怎么样，就一下出了这个错误。所以我想讲的是说，这个错误不一定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个什么根深蒂固的，他骨子里就是瞧不起花或者怎么样，真的会发生在某些很临场的状况。但是你知道，你看这又涉及到了一种中国文化。就那天我还讲，这叫检查文化。就中国人会觉得，道歉和认错那是不一样的。 就是或者表面的认错和你灵魂深处闹革命，你真的认识到你错了， <laughs> 那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让美国人的灵魂深处感受到我们的强大。你这主持人说的是什么？你说如果你们觉得受了伤害，我道歉，这不符合中国人审查检查的标准。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如果我觉得你得说你错了，你认识到你错了。 对吧？你检讨到灵魂深处，你就是犯了价值观的错误。这全是源于你从小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这还是什么主义？对吧？你今天犯这个。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如果你们受到伤害，我道歉。那你这叫道歉吗？